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聊聊很有文化的地方。那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是哪里啊？这算得上是故宫吧？啊，故宫啊？不是，就是 <laughs> 现在不？好吧，好吧，现在不是有会所吗？哎，这这这事儿就涉及到贵族俱乐部。这涉及到一入宫门呐，深似海。嗯，过去这个溥仪啊，就曾经说过。 说紫禁城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平静，实际上内里啊秩序一片混乱。溥仪当时晚清的时候，他有这个哈。现在你知道吗？人家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为什么说最近成新闻呢？首先我在飞机上我看参考消息，这个外电都发表评论啊，因为就是一连串的这个这个事情嘛。但是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说这个前日首度逐一回应事件。 就是这个态度，啊，呃，还就是公开的回应，说所谓十重门呐，什么十重门是十重门呐，所谓展品被窃案呐，锦旗错错这错字门呐，还有你刚才说的会所门呐，还有这个什么一个盘子啊，歌谣瓷器嘛，那个哥门呐，歌谣门。 <laughs> <laughs> 你这样我跟你说，那天我有朋友，我那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我说咱们这个有些人的英语水平非常有意思，说他在电影院嘛。 有个人要坐他那座位，后来他问说：“你坐哪排？”那人说：“我坐歌排， <laughs> 那个是哪个是歌排？歌排是什么？记呀！哦， <laughs> 记。呀！坐歌排， <laughs> 我就想起歌歌谣门啊，还有什么这个文物瞒报文物毁损毁案。 这个屏风被水泡坏案、封口费事件、私卖文物牟利、古籍丢失，对对对，就在你在俄罗斯那十几天，故宫经历了冰火五重天了，已经。这这这，现在说只是以传出去的说，真正证实还有待于方家证实啊。冰山一角啊，对对对，你像这个郑院长，人家讲了说，呃，失窃门、错字门、各窑门这三重门，故宫算正式承认瞒报门。 被证明部分属实，古籍门就是说啊，问题很复杂。从一九五零年开始，这么多年，说一百多册的图书啊，还对不上，嗯，对不上。所以呢，仍在继续清查，目前尚无定论。其余五重门的真实性未得到故宫承认。但是这个新淼院长也说了，说这个案件暴露出我院闭馆清场报警设施设置、重大作案预判及相关措施等关键环节出了问题。 我和院领导班子都做了深刻检查，对分管的院领导、各级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行政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留院察看的处分啊，就是等等吧。我们面对社会的广泛批评，他们感到深感自责啊。还还有一写错字的那个什么门吗？错字门呢？错字门呢？错字门啊！哎，认为这个错在纠错不够及时，事情发生在具体部门和承办人。 根子还在院领导，就是自己把责任担起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郑院长啊，坦白讲啊，我是替他有点冤枉。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上台不是太久，他等于是接他今天发生这个问题啊，都不是一日之寒。嗯，都是其实建国以来故宫就一大堆古灵精怪的东西在里头。 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整个体制变化的过程中，他等于来接了一个摊子。这个摊子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呢？那整个是延续下来的。因为我我觉得，你比如说，像有一回我们不讲清末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故宫是什么样的状况？嗯，就是当时像溥仪是那个说法，就是虽然好像他是当皇帝的，宫里头有人怎么样，但现在太监不管那么多。 这倒卖东西出去，这是故宫的光荣传统。清末以来是太监卖，现在是管员卖。做皇宫的时候都这样，就这样，就这样。那那那个时候是末世之象了。你知道，因为溥仪的，你知道，你刚才讲这个私人会所，这个门叫建福宫嘛。嗯。这个建福宫啊，是很有历史的。嗯。当年溥仪发现太监们把文物带出去，对，带出去卖。哎呀，这这丢了很多。嗯。丢了很多之后呢，然后这个溥仪就要查。 嗯，查呢？太监就把建福宫烧了。对，但灭。不是，是一般认为是太监烧的，就纵火。对。把就就把就是今天所谓会，所，就是今天搞会所这个。听听上去像《鹿鼎记》嘛。哎，对对对对，就是光荣。听上去像《鹿鼎记》，你没有？就是进出宫很方便，对不对？听上去像毁宫灭迹。嗯。但是我跟你说，根子真是在院领导。我我说的不是正院长，根子真是在院领导。溥仪啊。当时的院领导就是皇帝了嘛。 <laughs> 溥仪是。 坚守他，当然，当然这玩意儿很难说。人家认为那就是人家家的，这他家的，对人家家的，所以呢，我家里丢了东西，他不是他自己都往外顺，我自己往外带。通过他的弟弟嘛，带了很多东西，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到满洲国嘛，要到东北嘛，带了很多东西出去。其中好像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这个比如说《韩熙载夜宴图》啊，什么都是啊。那么就是，所以你知道，今天呃，这个文物行里啊，它有一个词儿叫“东北货”。 是什么叫东北货呢？就是当年搬到满洲去，搬到满洲，他顺出去的东西。是，哎，这东西不用说啊，有没有你？咱们都去过故宫哈，故宫的仓库，呃，谁进去过？我没有进去，过我也没有。但是呢，有人自称进去过。当然，这社会上穷穷牛气的这个这瞎白活的也有啊。所以我姑且认为啊，他说的是错的。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我们需要当心。就是说呀。 有人就说了，我去过，我去过。他说你到那库房看，哎，具体细节咱不说了，就蒙尘呢，蒙尘呢，尘土满面呢。 好啊，说明多年没人动啊， <laughs> 还没动到他，不错，蒙尘是好事情啊，没错。但这个事儿，这些人不可靠吧？我觉得说这么多人都说进去过。这个玩意儿啊，咱们对这个故宫博物院当然是也很尊重人这么一级单位，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可不是谁家的东西，嗯，对吧？你也得我去过一个仓库。 不是故宫，不是故宫的仓库，是那个芝加哥有一个闻一多读书的 Art institute，嗯嗯，他那个时候筹办东方馆，嗯，在那个东方馆还没开之前，他就有个仓库，那个仓库那个时候是我们是跟刘凡卢呃 Henry r o s s Foundation，呃，我们就跑去看那个下面呢很漂亮，然后他下面专门雇了好几个博士，嗯，就是。 呃，外国人啊，美国人呐，就是读这个这个专业的博士。我是在那里，我这个说来很难为情，我这作为中国人，嗯，我是在美国的一个地下室里亲手摸到了宋代的、元代的这些东西，嗯，然后当然了，你我在我的眼睛里看来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证据，因为那些东西放在那里，它都标着。 我们一九零二年在天津一个火车站买来，谁买的？多少钱？一九一几年在什么地方？这这当然，在我的觉悟可能都是帝国主义的掠掠夺，对不对？他倒没有蒙尘，倒是呃整的非常仔细。现在好像都开放了，我开放就是说，我这个人呐，这种这种政治觉悟不高哈，但是我真是觉得，我也见过咱们有的图书馆，咱姑且别说故宫，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就看他这个库房啊，他保存这个文物的这个情况啊。 我当时心里横生一个可能很不理智的想法，我认为这个东西放在大物大英博物馆更好些。哎呀，我你知道，就是说怎么讲啊？咱们说这个价值，对吧？世界上有很多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要排位的，要排位的，对吧？哪个是第一价值？比方说啊，呃，好比咱们假假如说这个《兰亭集序》，或者说是中国的一个什么文物吧啊？这个文物啊，我认为第一价值，世界文化遗产，全人类的价值。嗯。 对吗？好，你说扬我国威，我爱国主义是这，这是第二价值。我认为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东西是你们国的，那么当然，呃，在你们国保存着，这最好了，这是两好并一好。可是如果价值之间发生冲突了，你们国家给毁了，你们国家给没保存好，你们国家给丢了，那么这个东西在哪儿好？ 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也我也去过一个，也也不说孤影齐名了，一个著名的博物馆，一个地方博物馆，它的馆藏很出名，但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南北朝时期北朝重要的一些的藏品。那我第一次去呢，就是有一些官方背景的接待团呢，什么人家馆长很郑重出来接待。那我进去看到，它这个馆的中间的中院的门口有两座，就是北朝时期很重要的青铜雕。 嗯，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盖子，什么都防护都没有，日晒日晒雨淋，嗯，这还是十多年前才挖出来的，嗯，我说这东西就这么放着吗？这不太好啊，他，对对对，我们要改进改进。一年之后，我因缘际会又去了一趟，还在那，他就不会管了。所以，我我前几天正好碰到一个考古学家，中国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跟我说，他说中国现在最缺什么？一来缺考古专业人才。 二来呢，都去曹操墓了， <laughs> 那 <laughs> 不晓得了啊！现在还缺一个东西，就是文物的管理跟修复 <clears throat> 这一块上头啊，它是意大利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研究院或者一个文物管理机构里面具备的那种专业的文物修复员、管理员，那个人数就是全中国合资格的。 这个人数的几倍是全中国啊，嗯，它是意大利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东西意大利做的最好，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文物修复是全世界最专业的，它培养大量这个人才还输出。那我们中国呢？现在干嘛呢？这几年一天到晚就炒了这个东西流落海外的人，对不对？那十二头动物的头，海外流通业发达，很多地方弄的这个这个保护维修啊什么的，归结一句话呀，就是给老房子刷漆。 那 <laughs> 老房子外贸工程嘛，再再再输一层，咱们再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真的，哎，你讲，呃，要发牢骚我也有。我去故宫最不满意的是太和殿前面那个铜牌啊，介绍那个牌啊，下面写的就是这个牌是美国运通之主。 嗯，而且英文是 made possible by a m e r i c a s Press。我这个看的真是火大死了。这个我们太和殿的一块说明牌，要美国运通来来来赞助，由他来做，那你故宫贪这个钱干什么？这中间不知道谁拿了什么好处，就是说这个好几年前了。我我觉得这节目这真的是自己不够钱，对啊，多种经营。其实故宫啊，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有钱的。 就中国能卖两件 <laughs> 中 <laughs> 中国的这个很多文物机构，中国你知道现在很奇怪，我们的教育经费是常年偏低，是大家都知道占这个 GDP 比例，而且是违法的，因为理论上讲是违法，因为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定出了一个教育经费的一个比例，二十年来从来没达到过，我们的文物管理、图书馆各方面经费其实都是长期不足的，那这就问题就讲大了。 我们守着世界上最大、历史最老的一个皇宫，嗯，这是全世界现在保留的最好的皇宫。我们前面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嗯，何等遗产啊！嗯，我最近去那个东宫啊，我就感受特别深。他们就是从彼得大帝那时候开始，到今天，他有心把它作为他们民族的一个象征。 嗯，就是说，所有人你要找俄罗斯文化，而他这个彼得就是向西方学习。其实我们进来看，里边设计师是意大利人，里边的东西是非常艳俗的巴洛克风格。这个叶凯特琳娜二世、伊丽莎白都搞得比欧洲的东西更欧洲，有点像我们中国今天就是摩天大厦改的比西方更西方，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今天的人，今天的人，他把这个皇宫是作为他的一个，因为它里边既有艺术。 又有政权，又是皇宫，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郑院长怪不得这个院长。我们故宫是个什么级别？我不知道他行政上是一个什么级别。我我怀疑这个级， <laughs> 我我我怀疑这个级别不够高。县团结，对， <laughs> 比不上地税局。哎，我觉得故宫 <laughs> 故宫应该跟中科院一个级别。 至少跟中科院，你以为就就好吗？不假，说最近中科院那个院士退选那个事儿吗？啊，不急 <laughs> 不不不。但是总之啊，我觉得我们，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后来有一个一个民族想象的策略，就是把焦点集中在前面的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就是前面这一块是我们新中国。 而后面呢，这个是一个故宫，这个这是一个过去就留下来，好像相对来说不，但是其实你知道，对中国人实际上来讲，后面这个几百年这个东西是你想不要都难啊。嗯嗯嗯，这个是我们民族的想象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比你前面几十年盖的建筑、几十年盖的，现在我一看哦，这原来是斯大林时期的苏式的风格啊，是是，后面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的这个全世界来看。 你你没办法，我所以所以在大的角度来讲，要是他们经费不够，那不应该，那我们每个人民都都有责任，你说是不是？咱们给红十字会捐钱，让他们捐故宫行吗？ <laughs> 红十字会要设故宫专项，肯定这个会受欢迎。 <laughs> 可是你要了解啊，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对待我们历史文化遗产那个态度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见到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他明明有一些挺好的古建筑或什么。 让它坏，让它烂，他都不管，他宁愿拿钱盖一个新的。像横店影城似的东西，那么来搞一搞。那其实另外也有，当然有些我们很激情的、很值得赞赏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常常讲民族尊严。那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是什么呢？就是一条看起来很漂亮的裤子，这个裤子里面那条内裤是烂到又臭又黄的。这就是我们故宫前面可以装点的很漂亮，里头怎么样？那不重要。 我们今天对待我们民族遗产，那这个是不是民众的问题呢？我我我在想，我们不能，只许是今天，中国是只是不能怪呃呃呃当局，因为我在杭州看到一个很很很叫我心寒的景象，因为六和塔那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参观的人屈指可数，很少。可是那个新盖的雷峰雷峰塔，刷新的。 嗯，哇，烧香旺的不得了。是，你说这这些人，这这这什么文化程度？其实当然啊，就是说你们说的都是很很深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啊，有个专业人士的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博物馆呢，它是个专业，嗯，对不对？第一，你有深深的爱嘛，对吗？第二，这玩意儿是很专业的事儿，是不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不够，或者说你的水平啊？ 不够高，工资不够高嘛？哎，待遇不够高嘛？你吸引不到人才。我跟你讲，举个例子，徐老师，咱们夸上海，上海博物馆不错，对对吧？虽然我不喜欢它外面那个楼啊，但是里边里边它的陈设、保存，我还没去过。哎呦，上海人的骄傲，我到处跑，上海真好，做的真好，做的上海馆的这个书画这方面，你知道，在原来跑马厅那广场上那个，哎，他就跟这个广场，就外外表跟一顶似的。没有，就是你你进去看啊，你比如他那个那个人走。 走过去啊，人走过去，这个这个这个灯啊，都是自动自动感应的，哗就亮了。然后你一走，哎，因为那个书画它不能老照射嘛，人一走自动灭。而且呢，就是干净。而且你知道，很多东西啊，要照我讲啊，就跟那个盆景似的，你扔地上就是个烂树根，你给它装一个好的画框啊，它就是你看到它了，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呃，西安的碑林。 嗯，博物馆，嗯碑林博物馆呐，你过去以为就是看那些碑是吧？现在它有一个石刻艺术馆，是最近这些年来啊，它收集的很多像北朝的、北北周啊什么的石刻，呃，很多很多。而且你看人家建的非常好，说实在话，跟上海博物馆的那个陶瓷馆一样，你知道吗？你进去是黑的呀，人很喜欢停留在那里啊，灯光打在上面，嗯晶莹透亮。 这么一个东西，它被突出、被照亮，你知道吗？任何一个，哪怕是外行，你进去啊，你都会有一种神圣的这个，比那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个烂石头，你咱不，你要不懂的人，那玩意儿就是烂石头。可是我怎么听说这个这个兵马俑，现在外国人都可以下去跟他抱着拍照？哎，我们见过，说是不让下去拍照。 外国人下去，这个外外宾优待哈，中国人这个这个，所以所以这个兵马，这这个我觉得，大国跟外国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兵马俑坑是吗？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实你刚讲级别问题啊，我们要用看用什么概念来讨论。如果你把它纳入一个国家行政体制、政府机器内来排级别的话，故宫恐怕怎么排都不一定能排太高。但是，假如我们在立法上赋予它一个独立的，但是是当然是属于公共的一个法人地位，因为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级的博物院或博物馆都是这样子。 是个独立的立法，给他。他应该还应该是一个学术机构，他可以带研究生。一向都是好的博物馆，一向都是学术机构，没错。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立法法人机构之后呢，他就负有法律责任。嗯。就他对很多事情、很多东西，他是要负法律责任。嗯。那么同时又由于他是个法人地位呢，他具备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比比如说一些国家的。 呃其他的政府官员不能够用级别压他，他是独立的。你哪个级，你手都伸不进去，你搞不了他。另外一方面，又有他是有个独立法人地位，可能有一个一定的款项是每年按比例要拨给他的，但同时他可以公开的对外筹募募捐。现在比如说故宫有这么一个情况，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刚刚我们说捐钱给他吗？怎么捐？ 你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美国运通，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搞定的啊。但是你作为一个一个中国老百姓，我们深爱自己文化遗产，说我今天想捐钱给故宫，这个门路在哪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是没有的？其实是是是，国外的博物馆，听说那家好多大财团呐，那都是他的。 叫什么？东金主还是？对你，你比如说，你很简单，你去纽约啊，Metropolitan，是罗浮宫，他都会就就入场，你买门票的地方，他都有表格给你填，你要捐钱啊，或者怎么样捐他某个计划，清清楚楚。你比如说，今天去故宫，我们中国老百姓，我太爱这东西了，我想捐点钱给大家你们穷啊，这个仓库没弄好，我请我捐钱给你们，请人弄。 你有办法吗？但是文道，我跟你讲，就是即便咱们有这个心，但是我认为现在社会出现一什么问题啊？你需要重立这个信，对，不信任，信，就是全国人民咱号召给故宫捐钱。 你认为全国人民放心吗？不是，你如果说都捐给红十字会给他，也许大家不放心。直接捐给故宫可能还好点，对不对？呃，你哎，OK，太和殿旁边放一箱子，你钱丢下去， <laughs> 待会儿一回头开，一小工作人员开就拿走了。嗯，这你你还不是白搭吗？对不对？你这个他照样 Starbucks， <laughs> 照样这个运通。所以为什么说最可怕的这个危机啊是信任危机？这个信任危机一旦弄了，我发现呢都没法回头的。最后会搞成啊，你哪怕是一良民。 你哪怕是没问题，就全的人认为你有猫腻，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就很难搞了。对，你听说了吗？红十字会是在某个省啊什么的，最近几个月啊，那真的没什么人捐钱了。对，你这怎么全钱没钱？你怎么全钱没钱？对，而可是这个东西最后害了谁啊？其实还是害了需要帮助的人。没错，是吗？而且老百姓自己，你也断了这条路，你也没法去。 但是问题是，他最重要的问题都不回应啊！现在不断的提问题，因为他参与各地的房产，他以红十字会名义去修。修，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